锵锵三人行，这个按照马老师的说法啊，徐老师是凌晨三点五十一分还在发这个自恋的照片。 <laughs> 我我在研究你们要讲的话题，因为我是外发的，是在景德镇，是吧？景德镇拿着一个这个碗的。 胚胎，啊，这我自我去做的，啊，那是你做的，哎，我做的，我说怪不歪不拉几的，一一， <laughs> 你最近刚去的，对，我就前两天嘛，就一个老师傅，这可不是一般的啊，那旁边挂的画像是江泽民啊、胡锦涛啊，然后他在那里做碗，我第一次，因为我对这个做碗这个，我觉得很浪漫啊，看了那个人鬼情未了嘛，对吧？我就啊，做做完了以后，听他们说要讲什么，呃，你说要讲那个什么啊，鸡缸杯。 那是呃呃，景德镇出的嘛？那我想，哎，我做的这个将来未来的鸡缸杯啊。对，你在景德镇，你看见了这个江泽民、胡锦涛的照片的照片。对对对，我我看见的是谁呢？我看见的是马未都和王刚， <laughs> 是吧？ <laughs> 我觉得你们俩好像成了景德镇代言人了，是吗？我不知道。我一进景德镇大门就是。 好像要开窑了啊！马未都老师，这什么主持？对，他们是这样，就是他按照现在的标准哈，过去那窑是不环保的。你比如现在那个古窑厂哈，它它开一年就可能烧一回，那一回是多少呢？是大概是烧十个卡车的这个松木，全要烧掉。你今天受不了，那上山砍松树，你全去烧肯定是不行的。所以就是象征意义的，它的古窑厂，你去的就是那古窑厂。 那几个老师傅吧，呃，都还真的不错，身体也不错，天天在那儿还是用古法，但是他这个古法跟古代的比较起来呢，他。 多了很多是现代人不知道的，比如它那个底下那个轴承部分都是现代轴承，所以它转的速度非常快，嗯，对，它比较省力。嗯，按照古代那个，那转不了两圈它就停，转不了两圈就停。嗯，另外呢，还有它是为了让你看，所以呢，它在拉坯的过程当中呢，它尽可能的不按照古法。你比如说，他说给你拉出一个葫芦瓶，对不对？嗯，哎，你觉得特神奇。其实古代是三节儿，就各拉一节儿，最后接上，提高效率。 呃，使这个，因为直接拉出来的烧出来的成品率反而低，英利纳嘛，那时候是生产，现在是表演，哎，现在表演，对，就是玩花活，让你看，让你高兴，所以。 呃，徐老师认为自个儿也是高手，是就拉一个，拉一个 <laughs> <laughs> 什么都是意。touch，你这什么东西看跟手碰是不一样的。叫徐老师，你看，你看啊，这我的产品啊，的产品，您您这产品喝粥行， <laughs> 喝粥行，这个。鸡缸是比较麻烦了。可是说实在话，哎，这个是鸡缸杯杯啊，这个鸡缸杯，这就是二点八个亿。 港币，港币，嗯，二点八个亿港币，你看，这就是刘以谦他买下来的，现在放在上海那个保税区那个仓库。这个这个刘刘以谦呢，呃呃，拿着这个杯子啊，这个就是二点八亿的，不是喝了一口。 喝了一口，喝了一口呢，还引起争议呢。说你这是不是爱护文物啊？是吧？怎么能拿这个就是自己喝一口？我觉得这太正常了。人家买了怎么不能喝一口？ <laughs> 不，下里拜一口一千万喝掉了。对你甭说这个了，这马马马马马未都都喝过。马未，我那是他用鸡缸杯，也也也是这个吗？ 呃，这个不是这个，是这个金刚杯历史上多次创纪录。他八八零年的时候就创过纪录，能卖五百多万。有一次是两千多万，呃，两千多万，那就是到九零年以后了。就最初五百多万，八你别看八零年的五百多万，比九零年的两千多万还要多，因为那时候错都没，咱都没听过百万，那那万都没听说过。这那时候那时候谁买呢？全是日本人买。 啊，他是在谁手里喝的呢？就是日本著名的那的收藏家版本五郎。呃，不，不是他们家，是另外一个，不，日本的那个。收五郎不是也也有？对，这个吉冈杯不是一个，好几个呢。不，历史上就拍卖过好几个。就是呃，过去有钱，就是有钱的大买家全是日本人。就是三十年前，就咱们刚改革开放，中国人，哎，听说那时候你听，你看你今天听说两亿八买一个就。 全国都觉得天大一个数字，对。可当时，那你觉得今天还是很多人付得起？比如有些人不去买，因为咱的首富排行榜里一大堆人都买得起，只是没买。对。可那时候说五百万，全中国没有一个人有五百万，甭说一个人，他们连个组织都没有五百万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时听那个时候的价钱要比现在大得多。这两八是打破陶瓷所有陶瓷的记录。呃。 是是是是，还有一个有私下的有，上次有一个拍五一五，但是没交割，据说一半交割的，可能也是这个钱。他这个每一次啊重现江湖啊，就这个鸡缸杯，就是破纪录，都是当时的记录。对，每个这因为他明朝，明朝瓷器里是最贵的，因为它历史上有记载，就是万历年间就有就有记载说御前御是皇上嘛，御前有成杯一双，成杯就是成化鸡缸杯嘛，呃，值钱十万，就当年明末皇帝喜欢。 皇帝喜欢他，实际上呢，他的无形资产呢是历朝历代从明朝开始，真正第一次把它叫做“鸡缸杯”呢，都还是明朝末年，清朝开始，不是当朝倒没有，成霸当朝倒没有，因为这个成霸这个皇帝是个很传奇的嘛，他的那个贵妃万贵妃啊，就是他那万贵妃，呃，是把他暴打的，大他十九岁，对，一说十七，一说十九，甭管怎么很大，你想想。 咱咱得想这细节哈，您这是怀里抱着的，最后成你丈夫，那这事儿有点新鲜，就是而且你给换尿布吧，他那么多后妃啊，最爱的就是这个大他十九岁的这个万， <laughs> 他是恋母情节，他被他抱大，你想想，一步不离，从这么大点儿一直抱成大小伙子，等抱成抱成大小伙子的时候呢，万贵妃三十多岁，三十多岁风韵犹存呐，尤其你在宫廷里啊，是吧？你又没干活去。 他十二个，你比如他十七，他十九，那就三十六岁，那就是半老徐娘，是不是？是这这么这么个路子，就结了婚了。结了婚，可能第一次呢接触的是这种，因为他那个肉体接触的机会太多。他小时候咱不清楚哈。这万贵妃如果说咱按照咱那阴谋论来算哈，他要从万贵妃要是十九岁开始就有心计的话哈。 当然，这心计有点太大了。嗯，但是到二十五六岁时候，他六七岁有心计的时候，背不住也给他洗澡干什么？老是接触他，哎呦，玩他小鸡鸡，是吧？ <laughs> 对，这家伙，对，对，他接了，对他接触他的那个机会，超出所有人的可能。 对吧？所以他这个练武有个鸡缸杯，有啥关系呢？哦，玩小鸡鸡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万飞飞，哎，这个鸡缸杯，现在看来天下第一鸡呀， <laughs> 属于这里。原来人家都搞错了，原来是喝酒的还是喝？天下第一鸡，鸡缸杯啊，到今天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为什么要烧这个纹饰。 这个鸡缸杯绝对啊，我 <laughs> 我直觉，我直觉，哎，这个解释不了。首先原来一开始说看是不是属性，查皇上的属性不是，然后所有的蛛丝马迹找来吧找去，找不出道理他为什么要做这个。那么从他的杯型上看呢，这东西应该是喝黄酒的。哦，哎，因为。 它还有一种东西叫天丝碗，跟我这么大吗？对不不不，没那么大，这么大点儿，这这八八点二厘米直径，嗯，就就这这么这么大，还是个杯，哎，它肯定不是喝茶的啊，因为明朝喝茶还不太讲究，像我们这种功夫茶，明朝初年的时候，尤其这成化偏早嘛，就是还没有到那么特讲究，就是它肯定是喝黄酒类的。再说喝茶的这种白杯，并并并并不是特讲究。 成化鸡缸杯做了很多，那个台北故宫有很多各种样的，不光鸡缸杯，是因为它有名，是因为它画了那个小公鸡，就是它是一家子，一个公鸡，一个母鸡，加三个小鸡，哎，其乐融融，哎，小鸡鸡， <laughs> 然后呢，他跟我说的叫脑袋直跑，但是但是确实是你你你仔细想，没有一个女的大十九岁，抱着一点一滴抱到最后进了被窝，这太复杂了这事儿。 你知道这个万贵妃后来去世的时候，这个呃成化皇帝啊，他就说我也活不下去了。果然不久，成化就死了，对，活才活了四十岁。对，所以他在位大概只有这么短短的一呃，他在位时间挺长，二十三年，二在就在这二十三年有这种成化的这种斗彩的，而且当时说实话，景德镇烧烧，比如说呃宫里需要五个烧二十个，那十五个打碎就供这五个。 当时是传传那个厂都现在只有一个遗迹了，盖盖了一个公园，对吧？是是是，找不到。马先生，你这个理解窑都没了，惊 <laughs> 惊世骇俗， <laughs> 真的，有可能他恋母情节。成化帝啊，他成化皇帝，他就是小时候啊。 这个万贵妃啊，这个吉 <laughs> 吉啊，就是他就 <laughs> 这个鸡缸杯，他纪念纪念这段。咱们说最难听的话，最难听的话，他是玩大的，玩大玩小鸡鸡大的。他 <laughs> 他这个不是鸡缸杯，就是一个母一个母一个老老鸡，母鸡还是公鸡？公鸡。 带着鸡雏，带着带着鸡雏嘛，就公鸡母鸡带着鸡雏一块儿这么，其乐融融，其乐融融。你的你的第二故乡法国不是重情欲吗？嗯，他们那个标志也是一个鸡，耶。对，解决了这问题，解决了，解决了，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，嗯，解决。了。 那咱们这个就谈点正经的， <laughs> 为什么值这么多钱？全国人民都不白。它。它为什么值这么多钱？就是我刚才一开始说了，就是它从明末就开始有记载，然后清代呢，雍正年间、康熙、雍正年间大量的仿制，到乾隆年间呢，它不是那种仿制，是一种一种就是接续这种文化，所以它做的那个鸡缸杯就更大一些，就完全不是那个呃照着模样去做了，所以它在这个陶瓷史上的。 呃，影响呢比较大。这里呢，我我我觉得这里还有很大程度包含了他所有的其他的社会内容。就比如刚才我们讲的这一段，就是万贵妃把他暴打这很传奇的。哎，天下没有一个皇帝是这这这么娶媳妇儿的。对，等于是媳妇儿娶了他，对不对？皇帝，而且他离不开他，离不开他呢。万贵妃呢，她是一个呃，理论上讲，她是一个比较壮的人，她愿意穿戎装。 哦，什么事都在前头挡着，哦，这不成那不成，那个很霸道的，所以呢，呃，这个成化皇帝在三十岁以前没有孩子，就他生了就不行，怎么都不成，他跟谁去临幸呢？王贵妃都得同意，而且都得。 出来以后，马上就点穴的点穴，吃药的吃药，都留不住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叫点穴的点穴。哎呀，这你就没看过那个那个什么那个清宫里的，说太监都有一手，不想让你这后妃生孩子，跟皇上这临临幸幸完了之后出来。 大概是后尾椎骨这地方有一穴位，会按的老太监，咔这一按， <laughs> 操，全出来了，白干了，白干了，对，不会生孩子，反正他有，肯定有办法。我说这技术怎么今天还弄避孕套干什么呢？ <laughs> 对，计划生育应该推广。这点穴嘛，对。然后呢，这个呃，这个他在这个前面这一段时间呢都没有，一直就没有孩子，没有孩子呢，他呢有一次呢，这个成化皇帝去。 到到这个等于到图书馆去查书，哦，一看门口这这这图书管理员还是挺漂亮的啊。说哎，你你哪儿来的呀？说我这是广西来的，你知道这是瑶族人，被俘虏来的。嗯，异族风啊，异族风情搁那儿皇上一看这行，就偷着尝了个鲜，结果这个继妃啊就立刻就怀上了。怀上以后，满宫的人都瞒住万贵妃。 就觉得你还当当皇上这道是不实在不得不得对，对，结果这孩子呢就就就生了，生了就养了，还是个男孩那所有满宫里的人都都都瞒瞒着，就是万贵妃不知道，皇上不知道，剩下的人都知道，啊，皇上也不知道，皇上不知道，皇上要知道这事得乐疯了，对，结果呢后来呢，就是这个皇上也梳头啊，咱这头不用梳，那皇上头发长啊得梳。 那个他有个梳头的大臣呢，就给给他梳头。他都三十岁了，突然有一天看见白发了，说：“哎，我都有白发了，可我还没五子呢。”然后呢，那个大臣咣当就叫张敏，当时就跪地上了，就说：“地下有子。”皇上说：“哎，咱要有这个，咱当时听着也是懵的，是就懵了，说你不能跟我开玩笑吧？说那谁敢拿这事儿给你开玩笑？开玩开玩笑掉脑袋？结果呢，说有五岁了，后宫里养着呢。”然后成化皇帝马上说：“被叫。” 直接就过去了。过去以后呢，继妃就说呢，也通知继妃啊，就说你这个这个一会儿皇上就来。啊，继妃马上就跟这个这个后来的弘治皇帝讲，就说一会儿来的那个穿有点胡子、穿黄袍，那就是你爹。但是我就活不了多久了。哦。然后呢，这个这个这个谁呢？皇上去的时候啊，成化皇帝一看。 那史书上记载的很有意思，就是说还给小皇上换，这个给弘治啊，那算皇子，给换了一身小红衣服，然后成化一看上，把这抱着就搁到腿上了。呃，古籍上是这样记子记载的啊，说我子类我也，就是说这是我儿子，真像我。 <laughs> 你想都五岁了，你认为是没有的事儿，突然有了。对，后面皇上大概生了有十个儿子。 后来我忘了，谁就不管了，就就通了，啊，就通了，就是谁还管你？你爱跟谁生就生去。其实他他是在明朝里算是生的，呃，次多的儿子，就生了一大堆。这个皇上就是后来就是第长子，就是后来的弘治皇上。弘治皇上严格说是个汉族和瑶族的混血儿。哎呦。 那就跟斗鸡盘，这个这些故事全部都支撑这件事儿，都跟这人有鸡有关系， <laughs> 都有关系，对对，他这些所有的。 所有的就是文学色彩的东西，都是支撑某一件事存在的，这就叫文化积淀。对对对对对，就说这东西有故事啊，这很重要啊，有文化，有故事。泽厚的说法，美就是一种文化积淀。哇，而且就说物以稀为贵。对，呃，我听见他们这个这行行家一个说法，就说哎。 呃，那天我也去看了展的时候，你好比比如说旁边有个这个定窑的，嗯，那那是宋瓷了，宋瓷是吧？一个摆，那历史价值高了，文文化水平我认为都更高。嗯，那那个大概五六千万，嗯，但是这个鸡缸杯，明代的成化年间，它就物以稀为贵，就根本就好像啊，只有十个，十还是十几个，比这多，比这多，比这多是吧？对。然后他们就说啊，就说你理解这问题，就相当于啊，它就是瓷器里边的珠宝。 钻石，你你这个你可以这么理解，就是它最贵重，它它确实最最珍贵。但你要说到文化水平、艺术水平，那恐怕也……那现在要是谁能找到一个唐代的完整的青花的，那那没没首先是没有，呃，就现在只有碎片，对吧？对。 呃，对，要是有一个完整的，不有也不会，唐不会青瓷吧？应该不也这个，他所谓唐青花都是就是也可以算吧，就是它是对对对，它跟那个后来的景德镇青花是不是一个血脉的？就是长得有点像，那个不管它啊，它呃这个呃文化艺术的成就。 跟文物或者说跟古董的价值价值没有必然关系，全世界都一样。不是说艺术价值越高的价值就越高，没有这个道理对，你比如李白、杜甫的成就就高过汉赋嘛。嗯，对，就这个。就是所有的这个这个这个艺术品呢，呃，价值一定是知名度、知名度决定的。如果就我说的物物以知为贵，名名气大，这就相当于什么呢？他们就说啊，你你是收藏家是吧？ 你有一百件什么瓷器，嗯，你只要有一只鸡缸杯，嗯，那大家公认你就是收藏家。对，跟跟，只要有一只，跟这个跟演戏一样，这个戏去了多少演员不重要，重要是得有一名角儿出场。 对，严格说，这名角儿跟普通百姓没有本质的区别。如果他不去啊，比如这有一什么天皇巨星，他要不去演艺行业，他到其他行业，他啥也不是。那这道理都一样。谁是名角？哪一个东西地位最高？这是有很多由社会决定，由社会还是由商业机制？由由学者、商业机制、历史各个层面。 决定一切都在对你，比如说这个演员怎么成为大明星，其实不是他一个人的能力，肯定是周圈的所有对他的包装。比方说，我是一个大亨，我的钱多的不得了，我今天找一个人家不那么看好你，本来标价一千万的东西，我买他个十亿，那。 他就是这个价钱了，有人这么干，啊？地位就高了。有会不会？是理论上是有，有人做局这么干呢？理论上是可以，但实际上是很难。就是说，你你拿钱去把这事砸起来的，砸起来不太大。我听说的就是，比如说这个现代艺术、当代的这个，有的这个画家，他就是做一个局啊，说我的画一下卖了。 五千万，对吧？那这家伙就是个新闻啊！但但但是实际上并不是真的有人花五千万买。对，但是这个有一点啊，就是说文物啊，我们说的古董跟当代艺术明显不同的就在这一点，就是，呃，文物自身不能介入。 嗯，就是他自己不介入这个事儿。当代艺术呢，如果当代艺术也是两类，一类是故去的，你比如我们知道安妮沃克这样的，他去去世了，那就无所谓了。就是在世的人，他就有这种可能。我们先说可能，这种可能呢，呃，就是你做好了就好，做不好就穿帮嘛，就这事儿，就是他什么事儿都是双刃的。嗯，对，咱们先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 也去了景德镇，我的感觉啊， <laughs> 嘿，真是倍儿俗， <laughs> 就是说电线杆子都是瓷的， <laughs> 你知道吧？太俗了。再一个，那个我一听到这个几点几亿的消息，我就在想到这个生了这么金蛋，嗯，可是这个母鸡啊，今天真是惨啊！对，这个城市，他说的就母鸡是这个城市。这个你你想想，现在就算瓷器业，佛山啦、唐山啦，都有上市集团，都那么大的。 景德镇没有一个上市集团，嗯，那这次国国企只有两家都在衰落中，民企也未见的。整个城市的破旧你们都看到了，不去讲它。我在江西待过几年的，我对江西是有点感情啊。跑去一看，到处写了红色服务，红色什么，红色那个。景德镇红色服务就是现在啊，他就是宣传啊，什么东西，就比方飞机，红红色服务，可是实际上东东西都东西都很很差，啊，你知道。 景德镇多么重要啊！有一个传说说 “China” 这个字啊，对，就是“苍南”转过去。当然，这个也也是一种说法了。那不管怎么样，这是就中国文化里边这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。这么重要的地方，这么大贡献的地方，你现在去看看，那就普通的一个。你知道我，因为我对景德镇了解比较比较早哈，我我第一次去景德镇的时候，没有私营企业，八大瓷厂，八大国有瓷厂，个个江西瓷业公司，一个瓷厂呢。 都是几千员工的，结果它的衰败啊的速度超乎我们的想象，呃，本来说它是瓷都，现在你比如你看啊，有时候媒体评个瓷都给了佛山了，给他们气得不成，啊，其实南有佛山，北有唐山，就这些地方制瓷的工业都进入了现代化。 景德镇呢没有，为什么没有呢？就是它那个过去传统的那种手工业的作坊呢，它进入不了现代化的这种生产。你知道我去过国际陶瓷博览会，那那个人家都硬硬碰硬的说说话，最简单的事儿让所有的人都能看懂，就是这盘子啊，从地上开始割，一个一个割，一个盘子割到一个盘子，就剁起一个盘子柱子。德国那盘子一捅上去三米，英国那盘子一捅上去三米。 咱那盘子一级品，一米就得人扶着，一撒手就倒，每个都不标准。对，你拿眼睛看都差不多，它只要有一丝误差，它它累积起来就就就就厉害。但是你要是艺术品的话，它不讲究这个。对对，问题是光靠艺术品不能活呀。对呀，这两年这两年艺术品还能卖点钱，那头两年艺术品卖什么钱啊？最大多数的还是你使用的东西嘛。 我们使用的餐具，你跟英国的、这个德国、法国的这种餐具都不能比，你那价钱根本都十分之一，在国际上没有地位。我们一百年前参加巴拿马国际博览会的时候，中国的玲珑瓷还获金奖呢。我们现在都就衰败的不行，既没有美学的，就是你去看都恶俗，对不对？既没有美学的要求，又没有这个这个实用实用的那种商业价商业价值。你比如说，这个瓷器还有一个叫碰撞率。 就是你看那个西方有很多你看特恶心的盘子，很简单嘛，但它碰撞特好，它机器怎么洗干什么都是好的。咱稍微差一点的餐馆你进去，那它盘子碗边都是破的，对吧？所以这雅的俗的，咱都推奶头，对，都推了 <coughs> 奶头，就奶头我们都追不上，不管是好还是赖的。 都不行，所以就剩了一个造假了。 <laughs> 就是要不就是二点八亿一小基金。China 原来出自昌南的昌江之南，对，昌南镇。景德镇原来叫昌，叫昌南镇。China，你说这个现在这个这个中国为什么就达不到这个高度了？这个失传了，地方没没有没有高等。